怎么不要录这个音？嗯，哎，不行录这个什么意思呢？嗯，哎，禅堂主要是用功啊，与其录现在人的音，你不如多看看这祖师的。 活的啊，那古人的东西，那个质地更高，呃，都是过来的语言。顺便跟你们说一说，晚客香靠这个报钟。 好像跟往年就不一样了。禅堂的规矩啊，不能够随便变动。王克香、考报中跑香，呃，打七嘛，这是要精进的。 全靠这前腿配合师傅们用功，前腿是不能慢的，就是比平常不打气适当快一点。那靠这个大风广播华音经，靠的没这点儿了。 那不这点儿快嘛，就快点儿，也考得清清楚楚的，啊，那么话往前点，往前快，往我这，那这就就是就成了，呃，成不这个点儿了，嗯，那没这点儿了呢，人家这个用功的人呢跟不上啊，啊，那用功的那个，哎，他跟不上哎。 啊，那个快是要有节奏的快，啊，就是比平常，就是平常的不打气的时候，那个是比较，不是那么急促，打气了，挂二板、三板、一中举径，啊，包括打推板。 都比较急促。 <coughs> 往年打气从来没有考这我住搞么事？呃，六十多年，这个禅堂里向晚上考报中从来没考这么快过。嗯，啊，往年也就是这个几年以来也没有考这么快过，今年怎么搞？突然考这么快的？啊。 这是从什么地方带来的家风？嗯，啊，哎，要注意点啊，不能随便弄，不能够是因人而不能够因人而异。什么人来了，什么人靠一套；什么人来了，什么人靠一套。嗯，哎。 那考的太快了，嗯，嗯，你自己没得数吗？嗯，是禅堂用功，一切法门用功修什么东西呢？啊，都是修的界定慧，主要是修定的，嗯。 考的那么快，我这个说了多少次了？烧着就是考的太快了。这个几天我一直想顺便说一说，都忘记了。嗯，都晚上啊，考的我考的太快了。要修订啊，众生的心妄想多，这个妄想多。 就不定了，嗯，只有定才能够生慧呢，啊，所以说戒定慧三无漏学，因戒生定，因定发慧，啊，这个三法不是说我先修戒。 修过戒以后再修定，啊，修了定以后，怎么说啊？再发智慧，戒定慧三法呢，同时修的，啊，参天佛是谁？同时修戒定慧，净土法门念一句阿弥陀佛。 同时修戒定慧就是我们念经，念经也是同时修戒定慧的。啊，界定慧主要是修定，啊，有了定，那个智慧呢，自然会现前的。啊，你看那个大河的大海的那个水。 这个水有了风了，这个水就起波浪。那么起了波浪，一切物的影子，在这个在水里下呢，它就不清楚。啊，你看这个水要是有有波浪，啊，它显像呢就不清楚，模糊、断续。 <laughs> 水清了，那个水一点不动，止水，啊，这个万事万物呢，都都显现的很清楚的，啊，万事万物显示很清楚的，但是个水呢，它本身是不动的，就像我们的智慧一样，有了智慧了，这个智慧呢，什么叫做智慧呀 智慧跟聪明不一样哎，哎，你这个人那么聪明啊，啊！智慧照了一切法，而不执着一切法，哎，就像智，这就叫智慧。你看那面镜子，干干净净的，一点尘垢都没有，啊。 它那个镜子呢，什么东西都能够现，胡来胡现，汉来汉现，啊，司法界医正庄严，它都能够现。但是镜子本身，它这个能照的那个体，那光明体，它是不动的。啊，你你这个你这个东西从它面前走过，哎，它是不动的，镜子是不动的。 一个是不动的，而镜子里向本身呢就是空的。这个镜子里有什么东西啊？人站在面前，人现出来了，啊，什么东西在他的面前，他就现个什么东西。这个湖来湖现，汉来汉现，但是镜子本身它是不动的。 你摆个桌子摆在摆在镜子面前，那个那个镜子里向就有个桌子。哎，但是镜子本身呢，它并不制作，有个桌子，而这个桌子在那个镜子里向，桌子是有形的，房源大小。那这个桌子，它就进入那个镜子里面去了。 你看怎么进去的？你看有障碍没有障碍呀？说《华严经》中讲啊，事无奈理无奈事事无奈事理无奈啊。因为咱俩现在，呃，家家户户都有电视机，那个电视机，你看里头唱戏的、跳舞的。 打球的、游泳的，那个什么东西都有，万事万物都现，在里头。啊，收音机那个屏幕啊，什么都都有啊，那个和真的一样。啊，如果看到欢喜的，那就开口就笑起来了；看到悲伤的，你照常还流眼泪呢。嗯。 那个屏幕里现在有什么东西啊？啊，什么东西都没有的？什么东西没有？它什么东西都能有，啊而不执着，是不入真空。说是我们现在不晓得开了悟是什么样子。拿这么一个世间法做一个比喻，里面开了智慧。 开悟什么样的开悟，就像电视机一样，像一面镜子一样，啊，像大河大海的水一样，碧波万顷，啊，海不扬波。啊，如果用这一点检验我们自己有没有智慧， <clears throat> 智慧就是不制作，啊。 我们像这个聪明呢，聪明跟智慧恰恰相反的，呃制作见什么法就住什么法，这个出发心，小佛是有些道理的呀，老是搞不清楚，啊，反正我们还在讲呢，我们认为这个讲的就比较清楚了。 嗯，是的，这个佛法，呃，有的人树根深厚的啊，一闻他就能懂得；有的人呢，树根浅，呃，佛说的，我们上一次也谈到这个问题啊，就是两个根本，是的，学佛法不是要从根本上学吗？ 啊，你把这个根本基本上能够理解了，啊，您拿这个道理去印证一切道理，它都相通的。啊，一个是无始的生死根本，一个呢就是菩提涅槃的根本，这两个根本。 生死根本，什么叫生死根本呢？啊，就是无始劫以来，啊，这六道一切众生，他都认这个攀缘心，这是我是自己的心性，就这一点， <coughs> 啊，啊，必须要认识这个认识认识，单认识还不行，啊，认识归认识。 我们照常一天到晚还是用盘圆心的。我们现在不是一天到晚都用盘圆心的吗？认识认识了，啊，认识有什么用呢？没得用。这个盘圆心，我们昨天讲到八事，啊。 一些说八识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。第七有个没落式第八呢就是我来也是。那么这个八式在什么地方？不是另外有个地方有个八式啊？人人都有个八式啊，所以佛法千万不要向外持求。 一切法都要给它归心啊，这个才跟跟你这跟你心相应啊，不然佛法是佛法，那你这个心是你这个心啊，那不相应。那个眼耳鼻舌身，我们人人都有眼睛，都有耳朵，都有鼻子，还有舌头啊，还有我们这个身体。 就谈这个五根，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啊，人人都有五根嘛，啊，不是这个五根也不能成为个人呢，啊，那么这个五根根，它说明了什么一个道理呢？能生，能生为根，啊，你看那个树啊。 花呀，草啊，这不它根儿是不能长的，你就长个青菜、萝卜，摆在地下，那它根儿它也不能长啊。根儿是以能生为，那我们现在有眼根，有耳根，有鼻根，有舌根，有身根，它能生什么东西呢？啊。 能生眼是、耳是、鼻是、舌是、身是，能生能生。 <coughs> 佛法讲因缘所生法，他自己不能生。你是不是眼睛，什么东西都不对，能生不能生呢？不能生。这个眼根能够生眼是，必须。 有前尘，啊，就说一个前后吧。有前尘，不是眼睛打开来，呃，这个前头没有东西，什么都没有，你这个眼是怎么生的？啊没有所，没有缘，啊，缘就是攀缘，因缘所生法吗？啊。 有了眼根，我既然不是瞎子，我这个眼睛蛮好的，哎，打开眼睛，见到前尘，就是前面的这个舍尘，啊，它就产生一种掩饰掩饰是什么东西？就是分别，啊，晓得这个东西是长的，是短的，是方的，是圆的，是红的，是白的。 啊，被眼睛接收下来，啊，这中间呢起这么个分别心，这叫做眼视。一根是这样的情况，其他四根呢都是这个样子。啊，你比如说我们吃饭。 这个吃饭呢，是用舌根吧？啊，小的这个饭，或者是我吃这个菜，还是香的，还是臭的，好吃不好吃，这都是用舌根起这个舌势舌势就是分别啊，就是妄想分别，妄想分别就是妄想分别嘛，就是分别。 起这个事呢，他就起会造业了，啊，不好吃，不好吃，生嗔恨心；好吃，好吃，生欢喜心。啊，这起贺造业就这么来的。那么你晓得这个事是分的，这个根呢，根是属于什么状态？是叫个根，啊，根成事。 什么叫做舍事用根？舍事刚刚比如说眼对舍尘，啊，不其分别。我们这个眼睛，既然不是一个瞎子，也不是近视眼，你打开来，这个眼的功能本身，它是以能观、能看东西，这叫个眼睛。 当你这个眼睛打开来，第一念，这个第一念，这个第一念是属于什么呢？属于根。这个地方呢，很微细的，非常微细。啊，所以说是那个教中讲啊，见道方修道。所以那个见道，啊，所以那个见鹤思鹤 就是见到的时候所断的那个鹤，叫做见鹤；思维道所见的那个鹤呢，叫做思鹤。究竟还是见鹤好断，还是思鹤好断？啊？有人说呢，那他思鹤难断，是见鹤好断。实际上呢，他不懂得这个道理。 啊，见鹤难断呐！啊，你说我这个眼睛看东西能够看不到吗？眼睛打开都不看东西吗？啊，眼睛打开能不看东西啊？啊，不看东西看什么东西呢？看你的根性，看你的眼根的根性，这就属于梵文文字性。 反观观自性，在这个就很非常非常危险。一念前一念跟后一念啊，这就有天地悬殊。第二念落到第二念，就属于分别了。晓得这个东西，哦，这是个火坑子。 那就已经落到思惑了，已经落到眼饰那就到生死了。第一面呢，就是眼睛既然打开来，他自然会面对前尘的，啊，啊，你没到未动第二面之前，在这个地方，这就是眼属于眼根， <clears throat> 根性啊是自然的，一切众生。 都具足这个漏根啊，无论是哪一界的众生都具足的啊，眼耳鼻舌身意啊，你就是猫啊狗了，它也有眼耳鼻舌身意啊，一样的啊，所以说我们现在讲看花头啊，看花头。 话头是什么地方呢？就是一念未生以前的那个地方。你把这个一念未生以前对照无根对于五尘，一念未生以前，一念既生以后，那就是生死；一念未生以前呢，那就是话头。话头就是你的本来面目。 反问文自性，自性性成无上道啊！啊，禅堂应该说这些个话是不讲的，啊，这个这个用功不相应嘛！啊，我参念佛是谁？啊，你来讲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？可是现在的人呢？如果我们这个十个期 <coughs> 和尚也好，班若师傅也好，一天到晚什么事都不讲，开口念佛是谁，闭口佛是哪个念的？哎，你们参加打击的人有何感想呢？嗯，这就是说，啊现在打击有的人呢，嗯，是来听佛法的，他不来，不是来学佛，是来听的，做听课的。有的人是学的。 嗯，是当参学当参学嘛，学点东西，肚充实充实我这个肚子，啊，那么当然更多的人呢都是认真修佛法的，啊，脚踏实地在这用功的，啊，你要说是想听佛法的，你要一天到我讲，念不知道他枯燥无味，现在都感觉到枯燥无味了。 而且这个禅宗这一法，对于初发心的人，还没有上路、不大会用功的人，哎，对参禅佛事说起疑行，啊，也还不得欺瞒而入。开始就是感觉这枯燥无味，这个禅宗这一法一点味道没有，味如嚼蜡，嗯。 啊那怎么办呢？啊，就欢喜的因缘譬喻啊，东扯西拉的说说，呃，是的，佛在世时候说法讲四系禅。那么讲四系禅呢，复以一音演说法，实际上呢，一音演说法就是四系禅。为人系谈，世界系谈。 对峙戏谈，第一戏谈，戏谈两个字是华繁并举的，这个里向两个字里向，一个是华言，一个字呢是梵语，啊，戏就是我们中国的语言，戏戏的片也啊，啊，谈呢，谈就是布施。 为人细谈生善意啊， <clears throat> 什么五戒呀、三规呀，啊，十善啊，讲一些个，呃，这个诸恶莫作啊，众善奉行啊，啊，生善叫他不起坏念头，不做坏事，啊。 这叫生善。世界西谈呢？世界西谈就是讲一些个因缘譬喻啊，过去福菩萨怎么样行菩萨道啊？过去的祖师怎么样子教化众生啊？呃，讲讲这些个往事，令人生欢喜。一个是生善，一个是生欢喜。还想要对治戏谈，什么这个对治戏谈呢？你有什么病？ 说对治法，啊，说你这个散乱心、散乱心、熟悉观，啊，啊，就用这些个对治法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第一系禅，第一山就是入理说道、说教理，啊，说大乘的道理，啊，小乘的道理，啊，因之能够入道的。这个四系禅、禅堂也不外乎这个四个范围。嗯 说这个禅堂，禅堂难办呢，呃，水平不一样，难办虽然难办，还要办下去，嗯，任重道远，有心走禅宗这条路的，那也必须要单靠一点精进心是不行的，要持之以恒的。 不容易啊！我们今天在船厂里打七，也有这么多的人打这个十个七啊。我就是说，你要什么功也不用，面粉水也不掺，啊啊，你就是一天到晚在这头跟着跑跑，跟着做做，啊，你还蛮辛苦的，嗯，就是跟着拖死尸。 你这拖这么十个期，恐怕有的人就拖不下来，啊，所以半道修行难呐，啊，这个每一年打期，呃，多多少少这种现象呢是很正常的。开始打期的时候人蛮多的，打着打着打着这个期呢，有的人就打不下去了，嗯。 当然有种种因缘啊，因为这个禅堂打气嘛，都在冬天，嗯，很快呢，今天不是要小节气了吗？七个气都打了了还有三个气，一转眼马上就大节气就到了，啊，这个时间是非常宝贵的，啊，是啊，我们这十个气打下来。 如果能开悟，那是太好了，啊！而不能够开悟，无常说的，最起码你把这个禅宗的道理稍微领会领会、理解理解，啊，要能够在这条道路上自己能够有功可用，那是你一生的受用，啊！无论你从今呃从今以后。 哪怕就住山住洞也好，那你自己有功可用，会用功啊！啊，这叫打基础。小的是什么？这个生死根本。小的，我们想达到的目的，这个菩提涅槃是什么？啊，你这一点如果也摸不清楚，那就对于这个修行呢，那就有困难了。 生死的根本呐，起心动念，这就是生死的根本。他叫做做做做造业造业呀，啊！如果眼睛打开来没有分辨，耳朵打开来没有分辨，啊，处处自在。现在我可以说都不自在呀，啊，都是向外追求，向外追求能够说是自在吗？ 啊，自己在自己，啊，那这个自在啊！你看观世音菩萨就自在，观自在菩萨。我们现在都不自在，一天到晚都是向外持求的。啊，如果说我在这讲话，啊，呃，你听不到，啊，你一一一直就照顾自己，啊，那你就自在了。 如果着这讲话，哎呀，他这讲什么东西呢？说乱七八糟的，啊，啊，你喜分别心，那你就不自在，能自在吗？首先你的功夫就打湿掉了。无量劫里的生死根本就是我们现在的妄想心，啊，攀缘妄想，啊，这叫个生死的根本。 从无量劫来就是这么样的。那个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等正觉，他就是说了一切众生为什么是不能成佛呢？就是因为妄想执着，这一个妄想，一个执着，这生死的根本。啊，如果我们能够觉悟了，明白了，哦，原来这是生死的根本。我们现在。 还是想继续造生死，还是想了这个生死？要想继续造生死，那个现现成成的， <laughs> 当然也不要去用功。如果想了这个生死呢，那你就想不就要用功了？啊，你不是上根立志啊，不是上根立志不是一文千物的，你不用功怎么办呢？嗯，请漏斗大师。 啊，一文千物，那个一文千物，它也不是说是天上掉下来的，那么那么根利啊，也是从多生多劫修得来的。啊，你像这永嘉大师，他也自己说的，啊他我今天今今生能够开悟正道，也是多生多劫修得来的。那我们现在的。 呃，大家都一样，啊，如果不是善根立志，那我们现在开始就是说呢，培植自己的善根，广种福田，啊，不断的培植自己，他也会有会有那一天的，啊，你看六祖会下，这个五祖会下，啊。 一个漏走啊！我这个脑子不好，啊，啊，是吧？总而言之，这是生死的根本。 大家一定要把它认识、确认了，自己晓得怎么样子才能够了生死，什么样子是造生死？还有一个菩提涅槃呢？这我这了生死怎么了法的？生死晓得了妄想造罪的。嗯，那个了生死怎么了法的呢？啊，什么是了生死的道路？达到什么在什么地方？ 啊，那个菩提涅槃，圆清净体。菩提涅槃圆清净体，这本来一切众生本来都有佛性。那个圆清净体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本觉。啊，这个本觉就是圆清净体，菩提是果，涅槃呢是果果。菩提有几种，啊？ 比如说，佛是正道菩提，那是修得的圆满菩提；一切菩萨呢是分正菩提；那我们大地一切众生呢，那是圆净菩提啊。没有修的，那这个提菩提呢，就是本角啊。本角从本角起十角。 住住住不住不脚，啊，那么一直到到什么程度呢？就到了大圆满脚，啊，涅槃涅槃也种种名也种种解释不一样，啊，性境涅槃、圆境涅槃、有余涅槃、无余涅槃，啊，有很多的，呃，这个解释。 正了果了，正了果在什么地方呢？进入大涅槃，啊，那就是究竟的涅槃，那就是长期光净度。啊，你像这个罗汉，假设我这个人修行正了果了，出果、二果、三果，那我正了阿罗汉果了。 那么整个欧罗汉果，你现在是跟我现在一个人凡夫这么个舍身证了欧罗汉果了。那么应该说，那就证了涅槃了。证了涅槃，你还有一个舍身在啊，就是我们还有个一百多斤还在啊，啊，这叫做呢有余一涅槃啊，还有一个舍身在。等到你舍身不在了，就是死了以后。 那就进入那无余涅槃，啊，嗯，那个就是说，涅槃也有深浅呐，啊，大乘涅槃、小乘它也有深浅呐，嗯，菩提涅槃缘清净体本来缘就是本来这本来清净的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佛性不是清净的吗？佛性就是清净的，啊。 那么这个体是怎么来的？啊，它底下的那个冷云就能告诉我有这么两句话啊：即如今的世境圆明，能生诸缘，缘所宜者。这个缘所宜者，就是你的本角啊。我们一切众生这个心能攀缘。 这个攀缘这个心呢，就是世经原名，啊，攀缘就是向外持求。等你不攀缘了，不攀缘了，他的这个世经原名这个本本体还在啊那个就是菩提涅槃，啊，是不是一啊，妄想即歇歇即菩提嘛，啊，如果你在攀缘。 那就是你这个哇，这个心呢，就是不能休息，啊！我们昨天一直在讲歇即菩提，就是要休息，啊，就是要显，不能显。元所依者，元所依者就是歇啊，哎，歇在那个地方就是你的本来面目。本来面目是什么？本来面目就是本觉。所以这个法门当中有种种的名字。 有的事儿呢，就把人弄得不清，弄得搞不清楚。这个就叫本角啊，这个就那个就叫菩提啊，这个就叫什么东西，弄得弄不清楚。这个也不能怪啊这出发心都有这个想，都有这个过程的啊。《世经》原名“经”，你看这个“经”字，就是我们现在当人当前这一念心。 啊，如果你又没有妄想，去其糟粕，我们这个心呢，那是灵明透彻、精。但是这个东西呢，说是事经原明，什么叫事经原明啊？它也是了变啊，明明了了的。它这个东西呢？ 哎，你没有证到菩提涅槃的时候，他能生能远能生诸远啊，能够起攀缘心，哎，毛病就在这个地方。这个缘所依者，他现在不是叫你向外攀缘，啊，叫你回光返照，就是叫你休息，不攀缘就休息下来了。休息下来那个地方，这个叫做什么东西呢？哎，这个叫做本角啊。 我们正的就是要正在这个地方，啊！但是《冷严经》中说这个两个根本，啊，这都是说的理，而不是说的是，啊，说的这个道理啊不是说这个事啊，啊！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了，我们就晓得将来哦，这是这个生死，那个叫做涅槃，啊，舍生死取涅槃。 佛法说是深吧，人人本具各个现场。你说它浅吧，它有很多事情呢，有很多道理呢，就有些人搞不通，啊，那就是搞不通，啊，就是这个五是这个根一个是一个根一个是什么这个舍是用根，这个点我搞不清楚，啊，因为这个地方呢很微细。 确实也有很多人呢，把它搞错了的，说是那个三鹤见丝沉沙无柄，说见丝鹤，这个剑丝鹤还是剑鹤容易破，还是丝鹤容易破？